为呃啊，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上个礼拜有看的那个短片，跟这个礼拜的短片是连接的啊。就是你看到啊，我们要谢谢德清啊，就是帮我们把这个中文字幕跟他弄出来，那么我们才能够看明白。原来那个九号他是有使命的，他也知道他的使命的所在啊。好呃，那我们上个礼拜说，我们如果是上帝的子民的话呢？ 那为何我们仍在这个世上？这个礼拜我们就要讲说，我们作为圣港堂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何仍在这个世上？下一个礼拜就要讲我，我作为一个个人，那我为何仍在这个世上呢？上个礼拜讲的是一个普世的教会 （Universal Church），那么这个礼拜讲的是一个本地的教会 （A Local Church），那么下个礼拜讲的是我们个人了。 那我们个人，我们是信徒也好，我们是呃这个还没有接受这个信仰，我们是一个非信徒，呃都没有问题。我们要知道我为何扔在这个世上。好，呃，我要呃开始我今天呃的这这这段讲道。上个礼拜我们的时间很赶，所以我开快车啊，那么讲的太快。那么后来呃这个好像是讲完了，不不知道听到什么啊。好，呃，我们先看第一章。 嗯， <clears throat> 今天是今年八月份的月首圣餐的主日。那么，呃，我们遵照主耶稣的吩咐，要举行这个圣餐。我们纪念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忧患，他也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也恳求上帝施恩赐福，让今天。 凡是到他面前来领受这圣餐的家庭，都成为蒙福的家庭；而领受圣餐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上帝的恩惠与能力，成为基督复活的见证。那接着基督，我们得到的不单是赦罪的恩典，我们也领受那胜过罪恶的能力。刚才我们为着。 新加坡来祷告。新加坡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脱离了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欢庆国庆二零一二的时候，呃，我去买一个 iPhone 的套，你看，你有吗？啊，去买一个 iPhone 的套哈，新加坡的国旗啊。当我们庆祝这个国庆二零一二的时候。 我们恳求上帝继续来赐福，让人们能够在新加坡安居乐业。我们也遵照圣经的教导，为这执政掌权者来祷告，让他们能够廉洁，能够公正，让他们能够勤政爱民。国人呢，也能够来持守这个不分种族、言语、宗教，能够团结一致。 的誓约，能够爱护新加坡，我们的家园。那这是呃，今天早上我觉得我在讲到的时候，我需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讲起的，因为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呃节日的气氛、感恩的这个呃这个时间里边啊，我们的敬拜也应当跟我们的生活非常紧密的扣在一起。你还记得上个主日的正道的题目吗？ 我们上帝的子民为何在这世上？虽然我上个礼拜讲得很快，那么呃好像是在赶这个时间，但是我还是讲了三点。第一点就是上帝拯救世人的计划；第二，我们问的问题也找到了答案：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吗？第三就是讲到上帝的梦想和愿景是如何借助教会来实现。 上帝继续这个亚伯兰，呃，拣选这个亚伯兰和萨来，使到他们成为多国的父母。那么，我们也因着信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上帝把他的梦想和愿景告诉我们，他要使用普世的教会，使到他的梦境梦境成真。而世人信靠耶稣基督，就与这个亚伯拉罕。 呃，有血缘关系的后裔，这些的犹太人一同成为上帝的家属，成为上帝的家属。这个呃，台湾呃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歌，叫做《给 t 啊，成为上帝讲最兄弟的给 t 上帝的家属，上帝的这个家人。那么呃，我们看呃，这个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我们成为上帝的家人。 保罗在他的信中提醒信徒，按照肉体来说，他们是歪帮人，是没有受割礼的。他们跟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这些的应许是无缘，在诸月上是无份，也与基督无关。而犹太人有着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因为他们说。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上帝所拣选的，他们致力于维护犹太人纯正的血统。上帝要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子孙世世代代都做上帝的子民，在上帝所应许和所立的诸约上有份。而上帝的子民就在这盼望中。以色列人的盼望是在于那位选召他们、信守誓约。 也施行慈爱的上帝。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所有的男丁出世之后，必须在第八日、第八天，就在肉体上接受割礼，一个外在看得见的记号，跟上帝立约指明的这个标志，很肯定的，不是以色列人拣选上帝。 乃是上帝拣选以色列人，而那些居住在以弗所，我们今天我们刚才是读以弗所书，在以弗所的这个城市里边，所有的希腊人、罗马人，也就是希利尼人，他们就没有了上帝，他们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他们只有把罗马的皇帝神话，呃，这奉为神明的化身。 他们供奉希腊的这个神神神话中，他们也啊住在神龛里的这个众神明，在上帝所应许的诸约上，他们是局外人，无缘无份，也与基督无关。我们新加坡的基督徒，我们刚才在祷告的时候说，有三百多万是新加坡的公民，那有一百多万。 是外来的人，所以我们很容易明白，这外邦人以及上帝所给予的应许和祝福无缘无份和无关。那我们知道，过去的几年经济不是很好，特别在几年前有一个经济的风暴，在这个呃经济风暴海啸中的困境，新加坡很快的复苏了，而二零一一年呃的这个增长是令人鼓舞的。 以后在财政预算案里边，政府就公布了跟国民分享经济增长的这个成果。那不单是二零一一年，在几年前，二零零八年，每位年龄达到二十一岁的呃这个公民都可以得到三百块钱的这个呃增长的花红。那那些持有呃这个旅游证、学生签证。 工作签证、专业签证或者是加速签签证的人来说呢，听到这些的消息，只有看的份啊，只能够看得见，却拿不到那个好处和利益。呃，无论是税务的回扣、现金的花红，也就是无缘、无份和无关，因为是客旅，因为是外人，因为是局外人。 所以保罗在这个信中说：“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的身份是外邦人，是没有受隔离的，在活在世上也没有盼望，没有上帝也远离上帝。但是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可以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上帝了。所以我们要看。” 接下去，不单是我们成为这个呃上帝家里的人，我们为何还在这世上呢？我们要过着亲近相爱的生活。上帝那美好的心愿，在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看一切所造的都是好的，并且甚好。但是他的心愿却被人来拒绝。 他美，他与人美好的关系却被罪恶所破坏。上帝不忍心，那个按照他的形象样式而造的人就这样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因此，上帝主动的来挽回这个关系，来修复这个关系。上帝在地上建立教会，是我们信徒的家。 人类远离上帝的后果，是人与人之间也离开和疏远，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仇恨、恼怒和抱怨，互相的猜疑，无法感受到能够自亲自敬或者是一种的自爱。我们害怕跟人亲近，因为。 太过亲近，我们会在言语上，我们会在呃这个呃行动上，给对方带来一些的伤害。那我们没有呃害怕亲近，也没有近亲，更没有亲爱。人间的爱是短暂的爱，是肤浅的爱，人也就被这样的爱所伤害。即使没有死去，也造成重伤。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却有那么多的伤痛呢？因为这是人间不完全的爱。今天的经文在时间上都成为过去式的是那已经完成的工作。上帝的救赎使到呃，基督耶稣是我们的和睦，我们可以经历与人的这种自，在这里你们看到哈，是致敬。 就不再疏远，至亲就不再生疏，而至爱就不再仇恨的这种关系。如果我们离开了基督，如果我们离开了上帝，我们就没有办法生活在这样的关系里边。保罗在哥罗西书对信徒说，在上帝的教会中，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或者未受割礼的。 是话外人还是古希提人？为奴的还是自主的？因为基督是包括了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下一张，上帝与我们的这个盟约，在古代近东，他们就是大家一起来坐席，那么吃喝，来完成这个订立盟约，在盟约的当中，成为这个至亲至爱。 或者是致敬的一个啊，这个群体，彼此的生命借助这个盟约连成一体，是共荣辱、同生死。耶稣和门徒来坐席吃喝也是这样。今天刚好是圣餐的主日，当我们在一起来领受这圣餐的时候，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的吃喝。虽然在当时，耶稣说。 同我一同吃饭的人，有人用脚踢我，对吧？有人要出卖我，但是基本上那是一个他们在呃这犹太民族的里边呢，通过这个一起坐席吃喝来完成呃所立所呃立下的这个盟约。那也就是耶稣说：“我与你们立的新约的血，你们都要喝。” 在教会当中，我们是一群蒙上帝怜爱和拯救的人。我们是蒙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洒、所遮盖、所救赎的人。过去的远离，现在却是亲近。靠着耶稣基督的血，过去是仇恨，现在是亲爱，也是靠着基督的血，我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 外人和客旅不单是与这个呃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地方的人呃无缘无份无关，也不明白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地方所要做的事情。呃，当我们与圣徒同国的时候，当我们与上帝的家，我们成为上帝家里的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心意，也知道上帝所要做的。上帝要透过你和我。 向世人来展示他的心愿和愿景，他已经把那破被破坏的关系修复了，他也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为何仍在世上呢？我们乃是要学习过着亲近和相爱的生活。最后，特别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在过去的这一年多，无论你在这个。 使命性转化旅程参与多少？你来参加组织崇拜，你在小组里边，呃，你在这个中型的团体里边参加查经，在小组里边分享，还是你只是参加其中某一些的部分？那我们认识到，上帝已经给我们意向，让我们同心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以父所书是我们对。 呃，是我们认识上帝的教会一封很重要的信。保罗清楚地告诉教会信徒，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这个很重要的认识呢，跟他当年批驳教会信徒、耶稣的门徒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那个时候，他的名字不叫保罗，他叫扫罗，他是一个虔诚的法利赛人。 他严谨地遵守摩西的律法。这个扫罗呢，他就从罗马的政权拿到这个授权书之后，他四处抓拿跟随耶稣的人。以致有一次，他在往大马士的路上，忽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上，而且他听见有声音问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呢？” 他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经历的里边，他就明白了，原来逼迫主的教会就是逼迫主，因为教会是主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同心来建造，呃，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好像我们刚才听见的圣经说，上帝。 赐给了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而这些的职份，为要成全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那对于我们圣港堂的教会来说，弟兄姐妹来说，上帝给我们清晰的意象。 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命，像一棵栽在溪水旁或者河边的树，能够在上帝的话语上来扎根，能够经得起炎日干旱的考验。这样的树叶子不枯干，常是清脆的，而且它有那个力量，不停的、不停的结出果子。 今天早上《联合早报》呃我呃我上次问过你们多少人看《联合早报》？请你们举手一下，《联合早报》《联合早报》多少人看《海峡时报》？多少人两份都看？多少人两份都不看？也有了哈。好，今天早上的《联合早报》，今年我们四十七周年，我们要种四十七万棵树。 哇，那么呃，爱珠，我们今年十二年要种多少棵？十二万棵。 <laughs> 好，呃，这是我们第一个第一个的这个图像哈，很清晰，一点都不模糊，不是模模糊糊一棵树，这棵树也跟你形容的这么清楚，要扎根，要有很深的根，要结果，不是一时结果，是结果不止。 有干旱，有炎日，这个树不会枯干的。这是我们，啊，威理公会圣感堂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所要做的，所要达到的，所要活在这样的意象中。第二，一个与众不同的设题，像一个在上帝救恩的井旁来啊积水，那么我们要同甘共苦。 我们要彼此欣赏和接纳，彼此欣赏和接纳啊！早上呃，罗牧师在英语崇拜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呃，一块一块的石头来建这一堵的墙，对吧？但是他呃原本要用很整齐的每一块的石头，好像这样很整齐，但是他发现那不是我们这真相。 我们的真相是，我们是呃各种形状的石头，啊，那要怎么样来呃一起的来建造呢？那好，我们彼此的欣赏和接纳，我们关怀和扶持，我们还没做到，但是我们先讲。那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化解冲突，我们经历上帝拯救的大能。第三。 我们有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使命，像一座灯塔，把基督的爱照耀在圣港以及更远的地方，积极的拯救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已经是会友，还是来到这间教会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甚至只是一个慕道友，我们仍在这世上，我们也继续来圣港的礼拜堂。 参加崇拜，参加团契，参加小组。无论过去这一年多，你是从不间断的来参与，或者有时来，有时没来。我们要统领上帝给我们的意向。我们从这三个清晰的呃意向当中，也确认了三个关键成果的领域。而弟兄姐妹在这许多的选项。 呃，我不在的那三个月，我们会众有没有选？有没有给大家选？选说哦，三年后、五年后，我们的教会是这样的啊！这个叫我们哇哦哈哇哦，就是说发出惊叹、赞叹，哇！我们的教会如果能够这样多好！所以在弟兄姐妹的选项的里边，我们已经带到知识会了。知识会，我们又在祷告，在等候，我们把那选项再把它的优先秩序排了。 那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来到我们会众的当中，再把这一些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我们可以共赴使命。所以，共赴使命的四十天，我希望你都能够来，啊，就是说，呃，呃，反正我们那一天都来做礼拜的。 啊，那么我们来了，只是说在这个位置上、座位上，在那一天的敬拜没有超出时间的，还是十一点开始，十二点半之前结束的。但是在这当中，就给大家有机会来呃讨论、谈论、分享、讲讲啊，讲一讲你的呃这个想法、看法，你所给予的答案等等。那我们这样。 是从四本的福音书、保罗的教导来成为富有使命的上帝的子民。最后，我们要一同今天要一同领受圣餐，让我们心存敬畏。上帝怜悯我们，如同他怜爱犹太人一样。上帝从万事以前已经在基督里定了旨意。 使所有信靠基督的人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之所以扔在这个世上，是叫我们学习过着亲近相爱的生活。我们扔在这个世上，是因为我们同属基督的身体，也要同心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 你的话语真是时常提醒我们，不单是喂养我们，也帮助我们，叫我们按照你自己的话语。你的话语已经把你的心意来写写明，我们就照你的心意，在你的啊，在你所给我们的恩典和机会里边，同心来建立基督耶稣的身体，就是你自己的教会。我们为着我们能够同来到圣港堂，我们感谢你。 求主来带领我们这个共赴使命四十天的路程，我们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